锵锵三人行，哎，徐老师，刚才我一见广美，我说广美最近生活的怎么样？任广美说，看跟谁比了， <laughs> 说是要跟你比啊，我算过得好， <laughs> 你拿我比标准太低了，广美。你标准不算低呀。哎呀，我我苦大仇深就是我了。今今年我非常倒霉。你你非常好，你非常好啊。 我不觉得我自己很好，我我今年我总结一下，我真的觉得我过去的四十几年我都白活了。你看，你又透露了年龄，你真是白活了。 <laughs> 哎，但是我跟你讲，嗯，你是属于啊幸福人群。你看，既然你都透露了你的年龄啊，我就跟你讲啊，今天我刚看到这个新闻啊，就说啊。 这个超七成受访者，徐老师，社科院等单位啊联合发布《二零一一中国家庭幸福感调查报告》，显示超过七十的中国人民，百分之七十的中不是七十个， <laughs> 超过七成的受访者感觉幸福。特别是啊，你看广美这几个特征：女性而立之年，四十而立嘛；女性而立之年有配偶，受教育程度高，夫妻性生活满意度高。 是幸福感高人群的特征，就是你嘛， <laughs> 就是你嘛，怎么假笑？那我真的没有，就你这样讲完，我当然得那个对天狂笑一番了。 <laughs> 像武侠小说里面， <laughs> 那你讲的对啊，那就呃，就算是吧，那就叫应该叫幸福了。幸幸福，呃，徐老师你觉得呢？你觉得什么？我我我我估计他们调查的时候，谁答幸福就给奖金。 <laughs> 我跟你说，就是说咱们生活在这个盛世啊，就是这个 <laughs> 确实是应该幸福。但是呢，论什么标准讲，我那天这个要要不是研究历史有好处哈，说为什么就是说你你 GDP 全全世界最最高吧，还是世界第一还是第二经济体超过这个呃日本啊，这个东西啊，我后来想啊，的确是牛啊，是很了不得的工业哈。但是呢，不是前无古人，因为。 中国历史上 GDP 全世界第一的，唐朝也第一，呃，康乾，宋宋朝，宋朝吧，然后到清朝康熙乾隆的时候也全世界第一，所以你现在只说是复兴嘛，伟大复兴嘛，那不是你不能说你前无古人，但是呢，你要照另一个标准也很悬，孔子有一句话呀，叫微邦不入，就是说。 君子不立危墙之下，这这这墙这墙快倒了，有危险，你不要站在这儿，他这意思吗？可是哎，我就发现这威邦，你看从几个角度说，你从 GDP 国富国强兵这个角度讲，咱们当然是强大了，对吧？可是你要从食品安全这个角度讲，嗯，哎，这算不算也很危险？嗯，这是呃佛经里边形容地狱的这个传说呀，叫饮苦食毒啊。 你想想，今天咱们吃到肚子里的东西，算不算是饮苦食毒？你这又在讲什么牛奶的事了，是吧？蒙牛啊，让道吧？这这反正都说了， <laughs> 蒙蒙蒙蒙蒙牛，这个广美很有感受的是吧？为什么我很有感受呢？哎呦，广美曾经吓出强迫症来，你记得吗？就是他个台湾人，看到大陆这个食品安全报道多了，呀、他能吓得三天不吃饭。嗯，不是，我已经很多年不喝牛奶了。 啊！我已经很多年不喝牛奶了，所以这件事情当然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情。但是就是说，你你说我是那个，我还真我太没有太大的那个直接关系啊，就是他们那个主要是公关没做好吧？啊，这样的事情都搞不定。我我看到这个消息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样。但是你说这个问题，呃，我倒是好四十多年没喝牛奶，但是这两年又喝了。 因为医生让我喝牛奶加麦片吧， <laughs> 那样喝脱脂牛奶。啊， <laughs> 可是你说这个牛奶，你就喝蒙牛的，我没喝蒙牛的， <laughs> 我没喝蒙牛的，但但但是我爸喝。说实在话，我不是说埋汰这这这蒙牛啊，他给我们这个普通老百姓带来的就是这样一种恐惧感。他也不赞助。怎么叫恐惧感？我准确的来讲，他也蒙牛也道歉了，就是说是好像是眉山他那里的一个一个批次的。 里边验出这种黄什么霉毒、曲霉毒，素，反正致癌物质第一号，你知道吗？他也说了，但是我看到这个新闻，你这个效应啊！我当时就给我爸打电话，因为我爸那儿买的是蒙牛，他给我妈妈现在每天吃的也是蒙牛。我这我就是说啊，这个消费者的心理啊，也许你那些没问题啊，你大多数没问题，可是这个新闻一出来。 我爸我妈，我他妈是说，先不能吃这个东西，那不能吃蒙牛。你说这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不是说不是有个段子吗？嗯，说还有那跟领导说，还有一箱这个。啊，对，说有电梯里俩同事在聊，说蒙牛出事了。 这应该怎么办？那人说：“哎呀，我家里还有两箱蒙牛呢，赶快扔街上去吧。”那那人说：“扔街上去不行啊，对流浪狗不公平啊。 <laughs> ”呃，我我其实关注这个新闻有点慢，我那天在手机报上已经看到，了。那我心里在想说啊，这个事情我等它再稍微炒的更，因为你知道那个真相可能会慢慢慢慢才出现。我想说，那过几天再看吧。结果发现过几天之后，这事情就已经。 就已经平算平息下来了，因为该道歉的道歉了，该解释也解释了。后来我才发现，原来里面是这个黄曲，所谓的黄曲毒素。嗯。为什么我对黄曲毒素这个东西呢，非常非常的在意？嗯。嗯，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就是说，像你，你很容易接触到黄曲毒素的，像你的花生、一些豆类的东西，你只要保存不当。 他就很容易产生黄曲毒素。我还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我父亲因为我买了一瓶花生酱回来，嗯，跟我翻脸。我们家是严母慈父啊，我父亲从来很少骂我们、打我们，但是我父亲是那种铁青着脸，然后就我不是已经告诉你吗？这种东西你是不能吃的，然后直接就丢到垃圾桶里面去。所以那时候对我来讲，我觉得哦，原来是是医生吗？我父亲不是，但是就是说他对于因为黄曲毒素它的致癌。 的那个可能真的是真的是常原来就知道这个东西还在投喂的，还在有个卫卫卫生组织把这个黄曲毒素致癌啊是最致癌的第一位的嘛。是，所以呢，我就觉得这单新闻出来，我觉得可能就是矛头不用完全的针对于蒙牛，我相信这么大一个企业，他该做的事情，他一定会慢慢的去改善。但是我觉得我反而。 觉得要提醒更多的婆婆妈妈们，就是说，像我，我母亲很糟糕的一件事情，到已经几十年，她没有办法变化，她喜欢储存各种的食物，各种的已经长芽了那种什么，不舍得丢就不舍得丢，那就不舍得丢啊，真是。所以就是说，你斤斤计较，你买从市场买回来的一瓶牛奶里面。 啊，里面有多少多少黄曲毒素？你有没有想到，可能你在家里面冰箱里，你你藏在那里东西，或者在你的那个储藏室里面，你存的那些过期的大米也好，各种的那种谷类什么东西，都可能已经到超标几千倍都有这个可能性了。但是你并没有去，你一直想要说，哎呀，我以后不要再买蒙牛，不要再买买蒙牛。但你有没有真实的去解决到这个问题？我想，我觉得这可能应该是大家更应该。 没错，警惕的一件。你比如说那种啊，就是每次啊，我就回去到我爸爸那儿就是扫荡啊，然后有时候都吵起来，就是我就给他扔。我但是呢，我真不知道他们的这个免疫系统和胃是怎么弄过来的啊。要真按这说明，比如说带纸盒包装的那个果汁，对，你注意看啊，它是写着一个十二个月，十二月是指的在冰箱里啊，你没打开，嗯，但是他又写啊，只要你一打开，三天之内或者五天之内必须喝完，嗯。 但是我们家那个可能就放了几个月了，你说打开之后，打开之后几个月，几个月就就老人就是这么还喝这个，你说哎呀，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我就为什么说啊，这个饮苦食毒啊。 蒙牛啊，只是翻出来的这么一个浪花。这些年这种事儿，他们今年盘点评出来的新闻，我看一大半都是这种读这个读那个食品，怎么都是这些问题。他们觉得啊，世界上都有背景。我前两天碰见一个日本朋友，他跟我讲啊，日本现在也恐慌，因为你这真闹不清，就是他们现在发现这个米里头有这个放射性，买的这个米里好像说，因为说有些放射性啊到了土里。 到了种庄稼的这个泥里，在日本现在也有这个恐慌。你知道，我联系起来我就在想啊，今年流行一个什么词儿啊，叫什么 hold 住啊？嗯，我现在真想问问各国政府啊，就是局面是否还在你们控制中？嗯，就说你们到底有多少事儿没告诉我们，或者说有多少事儿连你们自己都不知道？你知道吗？我有时我现在觉得，你是不是真能 hold 得住呢？ 你比如说日本这个放射，还让日本人多严格，那玩意儿咱都想到啊，无色无形，无所不在啊。你真清楚吗？包括中国的这个有关嗯、当局，我也真要问呐。你有把握说吗？除了查出来的，其他的你可以吃？谁敢说这个话？hold 不住了，我觉得是不是？就是我就是一个地沟油都搞不定。对呀，他们说一个地沟油就是到现在标准都没出来。 经这么久了，都到那种程度，卫生部向全国的聪明人们征求，就是我们鉴定不出来了， <laughs> 你们民间贡献点方法，能鉴定这个地沟油。嗯，应该说那些真找那些真地沟油的生产商。 啊，如果你能够提供这个标准，那么前面的罪就卸，嗯，不，当然也不能说。 <laughs> 我我不知道啊，就是因为我知道你过的是高等人的生活，对不对？ <laughs> 对，因为我现在见到我的一些朋友啊，有经济能力的朋友，我就发现从台湾到北京啊，他们不是他们的一个特点啊，我跟你说，已经跟咱们活的不一样了。就他吃的菜啊，都是人专门给他送来的，都是他自己从从种啊，甚至在自家园的后面啊。 雇人来种菜，真的是新鲜，而且他交朋友啊，就跟朋友一打电话说啊，你明天从云南过来，哎，你们云南有没有那个野菜，就是最最生态的那个东西，你给我带来。他这样，他朋友多了以后啊，他们家就囤着大量的全国各地的最新鲜的这个这种原食材，它叫食材，原生态食材，原生态食材，囤的太多了也过期了。 哎呦，不是他，人家这个富贵人家朋友多，陆续有来。我就不信这些东西。我我跟你讲，我有两个东西我不信。一个就是他们说化妆美容，我在香港的会所，香港会所，那里边都有钱人嘛。你去看那些中年以上的妇女那一张张脸，就知道钱不能带来美丽，化妆品整容没有用。第二件，你看，呃，朝鲜伟大领袖啊，金金正日，你看。 那那这么重要的人物，周围的医疗好了吧？食品应该好了吧？他总不会喝像蒙牛这样的东西了吧？可是到了一定的年龄，照样生病。你你有没有看看全世界那些最有钱的人、地位最高的人，他平均起来有没有比一般的人活得就更久吗？嗯。病更少吗？徐老师，我们讲的是这个，我不是我们讲的是社会学，你讲的是哲学。 <laughs> <laughs> 所以，所以推到后来，你社会学解决不了，你人就得靠哲学活下去了。我给你讲讲，嗯，我给你讲讲医学，嗯，哎，说蒙牛这个高致癌啊，呃，我不知道你们，广美，你有这个体会吗？为什么近两年来，我听见身边所有的人都在给我感叹，说现在怎么癌症这么多呢？你有这个体会吗？是啊，我我们家也，我我父亲跟母亲都有癌症啊。 我父亲因为癌症去世，我母亲是三十几年前就已经有癌症了。我们家亲属里也有，呃，我们公司的司机的老人也是，甚至是我大学的同班的女同学已经走了两个，两个都是这个乳腺癌，你知道吗？就是所以为什么说现在这么多的这个这么多的癌症？他们一般人老在说这个是环境污染。 这当然是啊，现在种种啊。可是你知道，那天我看这个《三联生活周刊》上介绍一个法国癌症研究中心的一个人的观点啊。首先，这个人说健康常识啊，就是说啊，你吃蔬菜吃什么，就是饮食要注意啊，呃，是呃能够减低这个癌症，是吧？然后呢，他提出一个思路，也许你们没有这么想到过，说这个癌症的增加呀，其实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类长寿了。 嗯，就是你明白吗？你古代的时候，可能平均年龄只有四十岁，我刚我刚才只有五十岁，我刚才就想讲这个，为什么癌症死亡的人多了呢？就是因为有些病以前的常见病，现在能医了。 比方肺病，嗯嗯，很多人都以前的人主要死在另外一些病上，肺痨啊，等等等等，那那现在那些病能医了，所以癌还没有突破，癌症就变成那个。你这个是人人均年龄，现在世界上都一般都七十岁了，平均年龄，这大大超过了这个古代，你知道吗？古代很多时候啊，癌症你还没来得及得呢，你人就嗝了， <laughs> 你知道吗？但是现在是什么呢？老老老，一直老到你这个细胞啊、器官呐。 出现变异，嗯，这不就是老到一定程度？所以你可以算算，一般都是老老老老到一个程度之后啊，你发现有癌症。没有癌症的话更没规律。你你仔细想想，你周围认识的人得癌的，找不出规律的。有的人年纪又轻，是是，呃，有的人嘛非常讲究吃，从来不抽烟，可得肺癌。嗯，明白吗？ 你是不是啊？有很多你就想不通的，有有的人吧，吃的生活非常非常谨慎的，可糊里糊涂又得了一个癌了。有些人很放荡，很堕落，可他也不得癌。是好人有时候还得。什么？广美，你说所以什么？所以我我自己觉得呢，嗯，有一个有一个理论，一个说法。 呃，遗传是绝对是，就是我我我，人家都说我是高危，因为我父亲母亲都有癌症，所以人家告诉我是高危，所以但是我很没有规律，是没有规律，而且呢，我很相信一件事情，有一个其中一个说法，其实你的情绪还有你的压力的问题，你怎么样去疏解你身体里面，就是说像暴怒的人特别容易，因为每个人身体里面其实全身。 暴怒的人容易生生什么癌呢？不是不是生什么癌，其实我们的癌细胞是散布在你全身，只是它要不要长大而已。就是你的那种情绪。 你你特别坏脾气那种人，暴怒的人就特别容易积郁成癌。是，所以我我跟你说，我我的我的父亲就是属于那种生活特别规律，不抽烟不喝酒，就是所有那种特别小心。就是我那么小，他就告诉我，哎，这黄曲毒素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等等等等。但是我觉得我父亲属于那种非常压抑的人。你所以啊，我就说啊，这个香港人最爱说的一句话：远了，嘞，最更有好心。 我觉得开心真的是很重要。对，也许开心不能够避免让你得什么病，可是你要不开心，我认为你更容易得这个病。因为啊，我们有生活经验的，你比如说，你看他有这个体验，我们公司的这个司机师傅，呃，父亲刚刚也是这个呃肺癌还是肝癌，他说呀，我爸爸就是。 什么话都不跟人说，一辈子啊不给子女添麻烦。他说就是最后这癌症一发现，几天人就走了。他说也最后也不跟子女添麻烦。他说他就是平常闷着，实际是脾气也挺大，但是呢，什么连这个痛，他就估计他父亲呢，最后是难受到不行了，才跟子女说，这才去医院，所以误了时候。你看，往往就发现是这种这种性格，而且你看他们讲。 呃，徐老师，你也不要说是什么呃，抽烟这个，我觉得啊，我现在戒了烟了。我觉得这个理儿啊，这么讲是不不不是科学发展观的。你为什么说啊？说毛主席呃抽烟什么八十多岁，邓小平抽烟喝酒活八十多岁，呃，周恩来这个不抽烟是吧？周恩来怎么早早的就得了癌症？周恩来是不抽烟，可周恩来抽了毛主席多少二手烟？ <laughs> 这熏了一辈子。而 <laughs> 且 <laughs> 而且，你想周总理的这种性格。 心情，他就吸进去不吐出来了。承受， <laughs> 对，毛主席他抽都吐周恩来脸上去了。你说这？ <laughs> 开玩笑，开玩笑。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那么反过来，我也给你举一个例子。 李作鹏，嗯，就当年所谓林彪什么反党集团，对对对，做了做了秦城监狱的李作鹏，李作鹏呢？哎呦，你见过他那个心脏病啊？我他我看了他的一些关于他病的记录之后，我反倒觉得心脏病不是个什么严重的事儿，他随时发，又抢救过那个最后那个特别法庭上，哎呀，他要为自己辩护，后来就眼见心脏不行了，然后说，哎呀，到旁边抢救一下，抢救一下，然后回来接着说，他呢？ 自己就回忆啊，就讲他一直就是抽烟，抽抽抽抽抽。他说幸亏后来我进了监狱，大概六十多岁还是多少岁我忘了啊。进了监狱呢，不能抽烟了， <laughs> 不能抽烟了呢，反倒到最最后呢，活了九十多岁，活了九十多岁。但是你说他的心里是不是肯定心里有疙瘩，很很有疙瘩？但是为什么也能活这么多岁呢？我总结一点呢，他书法，他。 写回忆录，写写写，然后呢，呃，还是个就是有气儿啊，就就就发出来，有气儿就发出来，发之于纸，发之于笔，还是发之于朋友。 都可以，他们这几个好像都写回忆录，无无法信任，什么秋会做啊？对对对是，把林彪烦的差不多了，就林彪自己没法写了，对不对？都活八九十岁， <laughs> 所以你看这个疏通疏通啊，也也也很重要。不过你们都是从医学上讲那个蒙牛事件，从回到社会学，回到社会学角度来讲了，还是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因为我听到有些人的看法呢，就是说。 这种事情其实以前都有，都很多，包括矿难啦，包括什么小车啦，很多很多事故了。只是以前呢没那么爆，这个传媒啊传播量没那么大，所以没那么多负面信息，大家活得也好好的。意思是现在传媒把这些事情放大了，这是一种说法。但是也有一些人的说法是说，这些信息出来虽然对局部的品牌、局部的这些部门是很大的压力，可是对全体人民来说反而是增强信心的。 你比如说，表面上我们得到一个恐惧，就是说，哦，这个不能吃，哎，不能吃。但是，当我们吃另外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在想，没有听说这个东西有问题啊，啊，没有报这个东西有问题啊，那说明这个是行的。因为我自己哈有过这么一个体会，海洋公园有一个船晃来晃去嘛，嗯，我坐，哎，我坐到上面哈，我就以为要掉下去了。 就是掉的很高，我要快要掉下去，我觉得我快要掉下去的时候，你知道什么信念使得我还坐在那里？我就说，要是有人掉下去，TVB 早就报道了， <laughs> 对不对吧？那就我说，要是从来没听过海洋公园出人命嘛，对不对？那说明是人是不会掉下去。的。老你这样是不是对新闻的一个相信呢？报道的时候啊，就晚了，就晚了。而且你就会觉得报道太多之后，你其实你的视觉跟你的心理都已经已经。 疲劳了，你都已经没有感觉了。对对对对对。你像台湾那个塑化剂，塑化剂也是塑化剂的问题。后来又很多什么贩卖过期食品、过期巧克力、过期……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我就把你的法人把你的负责人加起来。